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九十六集。这个走向实在猝不及防。洛晗在希尔米海经历过男女主的，他下意识的拿林重玉的时间当做标准。 他深刻记得林崇玉和云梦涵搞了许久，战况激烈，以至于不得不换场子。后面洛寒和林清宵找机会溜了，之后的战局无缘得知。但是看林崇玉的势头，想必是能够折腾一整夜的。洛寒不知不觉用林崇玉来衡量，还偷偷感叹过：修炼过的人就是和凡人不一样，委实是超常待机。直到今天。 这个世界的真相突兀的在他面前捅开，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久，男主才是特例。林崇玉多半是他们种族遗传天赋异禀，因为在六界任何一个版本的睡前故事中，龙的形象都是贪财、自私又好色。一个故事这样传可能是抹黑，所有族都这么教育小孩子，可见这是真的。最简单的。 看林清霄刚才本能的反应就知道了。虽然修炼过的男子平均时常没有尝到林崇玉那种夸张程度，但是对于刀疤男来说，这一次确实结束的有些突兀。他还带回来两个女子，若是就此偃旗息鼓，于颜面上有些过不去。外面歇了一会儿，又重整旗鼓，从头再来。 这次，洛寒和林青霄不敢吵架了，全都全神贯注地注意着。好在这次时间延长了些，林青霄无声地准备好，在某个时间突然出手，从帷幔后打出三道灵光。刀疤男正在释放关头，脑中一片空白，短暂地失去了对外界的感知。就是这一瞬间，刀疤男的后脑被一道灵光打中。 另外两个妖娘法力低微，林青霄控制他们再轻松不过。两个妖娘都来不及反应，就沉沉睡去。刀疤男动作停滞，眼神失焦，失去了神智。林青霄掀开帷幔走出来，他出来后才瞥了一眼，就立刻转身。洛寒跟在林青霄后面，刚刚出来，都没来得及看到屋中情况，就看见林青霄回身，素着脸。 捂住他的眼睛，洛寒茫然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没什么。”林清霄的声音也绷得紧紧的。“你不用看，我来审问即可。”洛寒顿了一下，悠悠的说：“屋里两位妖娘姐姐都没穿衣服，你来审问妥当吗？”“我不看。”林清霄说完，眉尖嫌弃的皱了皱，说：“她们穿了。” 洛寒突然激动， <laughs> 你这就没看。洛寒正要借题发挥，头顶上附来一只修长有力的手掌，稳稳把他按住。不要闹，这个地方不干净，审问完我们赶紧走。洛寒被按住，动作停了停。林清霄在这片刻的安静中开口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即便身处这种场合，他的声线依然清冷干净。 美好的，仿佛永远不会染上尘埃。刀疤男眼神呆呆的，像个木头人一般说道：“我是雷八，字姓雷，排行八，可见确实是雷烈王的死士无疑了。”林清霄又问：“你父母是谁？年纪多大？有何职位？”“父母不知道，我有记忆以来就无父无母，自己闯荡，年龄也不记得了。” 遇到王爷前，大概混了五六百年；跟了王爷后，至今已经六百八十年整，无知无畏，只做王爷的护卫。林青霄没有一上来就拷问他，而是由易及难，先问他的姓名、年龄这些寻常问题，再慢慢深入。虽然有孟欣隐在，但是石海是最排外的地方，这样循序渐进，才不会引起他的反弹。 林青霄见时候差不多了，就问：“你来大明城做什么？”这个问题涉及到机密。雷八在多年的飞人训练中建立起极高的心防，他没有立刻回答，眼神虽然呆滞，可是表情上已经显出些许狰狞。这是他的潜意识在和孟欣隐对抗。林青霄加大控制力度，将他潜意识的事情压下去，换了个问法，问。 你带诛仙石来大明城，想要见谁？这个问法绕过了死士的反洗脑训练，变得十分准确具体。雷巴的反抗变弱，木木的回道：“来见红莲妖王。”洛寒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，不觉都怔了。红莲妖王，红莲妖王不就是后期女主的追求者之一？胆敢当着男主面把云梦寒从魔域抢走！ 还放话天下，若有人敢欺负云梦寒，他就杀尽天下人的痴心男配吗？雷烈王想要争取的结盟对象，竟然是他。林青霄听到这个答案一点都不意外。雷烈王派人来妖界，定下的见面地点是大明城，种种迹象，林青霄一早就猜到会是红莲妖王了。他反而意外洛寒的表现。看起来他也知道这个名字，这很反常。 他对仙界之外的世界所知寥寥，连魔域三大势力都分不清，为何会知道红莲妖王呢？林清霄把疑点记下，没有表现出来，依然平静冷淡地问：“你们约定在何时何地见面？十月念九午时三刻，大明城城北黑市。在黑市做什么？交接诛仙石。”洛寒原本还奇怪他们要商议结盟，为什么选在黑市？ 听到雷巴说交接诛仙石，洛涵才恍然大悟。原来两个政权达成联盟，需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探和谈判。雷烈王想寻求妖界帮助，红莲妖王也担心被魔族摆一道。妖界一直不掺和仙魔之间的争斗，一心在自家地盘上寻欢作乐、繁衍后代，千百万年来倒也相安无事。他们当然眼红仙界的资源。 然而实力不济，只能明哲保身。若是这次贸然卷进去，最后瓜分到资源还好；若是瓜分不成，反而被仙界记了仇，那就不美了。红莲妖王在女主的事情上非常恋爱脑，可是，一旦脱离男女主，他其实是个很冷血薄凉的妖王。这个世道，能在弱肉强食的妖界活下来，并且占有一席之地。 仅靠自己就成为名震一方的妖王，不会是蠢人的。红莲妖王肯定要先试探诛仙石是真是假。如果真的如魔界所说，效果奇佳，出其不意，红莲妖王才会考虑进一步的合作。要是魔族再开空头支票，那红莲妖王宁愿继续偏安一隅，也不想被他们扯下水。所以现阶段谈判什么的还没有必要。 先看看诛仙石是真是假再说吧。他们定在黑市见面，趁乱交接诛仙石，隐蔽又安全。就算后面失败，黑市无法追踪行踪，红莲妖王也大可咬定没见过雷烈王。无论如何，这把火都烧不到红莲妖王身上。这才是一个妖王该有的脑子。林青晓转瞬间就想明白这几方的意思。 他继续审问：“你们如何确认双方身份？那天我们会在斗篷左下角绣暗红色的火纹，腰系红色腰带。他们斗篷兜帽右上角绣紫色的莲花，系红色腰带。见面后亦有暗语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都问得差不多了。审问到现在，他们需要的信息基本都挖了出来。” 洛寒眼睛被林青霄捂着，只能靠着感觉凑到林青霄身边，低声说：“差不多了，是不是可以走了？”林青霄低低应了一声。临走前，他问出最后一个问题：“雷烈王勇出仙时，打算做什么？”“我不知。”林青霄手指变换，加大孟心隐的控制力度。雷巴依然说：“我不知，王爷的事自有安排。” 我们只需完成任务，任务之外的事，不得打探。看样子他是真不知道。林青霄本也没抱希望，见状毫不意外。他将梦心引后半截施完，雷把眼神依旧迷茫，身子晃晃悠悠的，猛地栽倒在床铺上睡着了。等他转醒，只会记得自己睡了很沉的一觉。至于梦里发生了什么，他是不会记得的。 林青霄将现场处理完，清除掉他们的一切痕迹后，轻轻掰过洛寒的肩膀，说：“走吧。”洛寒被蒙着眼睛，走路认不清方向，只能跟着林青霄走。直到停在窗口，洛寒的眼睛才重获自由。他下意识回头望去，还没来得及看见里面的情形，就被人揽着从窗口一跃而下，当真一眼都没看到。 洛寒也是服气了，这次不用再跟踪什么人，林青霄揽着他直接飞到楼顶，一路踩着屋檐掠过。他飞得太快，在夜色中几乎化为一道幻影。这一带都是花楼，夜晚正是花楼生意最好的时候，楼阁里人声鼎沸，丝竹不绝。洛寒从一座座楼阁上越过。 明明离那些热闹那么近，却仿佛和下面是两个世界。脚下是醉生梦死的人间百态，而他的眼前却是幽深的夜色。一轮明月挂在天边，清冷皎洁，千古不变。渐渐的，灯火通明的花楼逐渐远去，那些喧嚣声也听不到了，唯独月亮依然静静悬在他们前方，看起来伸手可摘。 但是等真伸出手后，就会发现一切都是错觉。洛寒收回手，不知为何，他抬头朝身边的林清霄看了一眼。林清霄和天上月何其相似啊！无论阴晴圆缺，永远没有温度，永远遥不可及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